大人，你们来得好，来得好啊！周大人客气，只是此番让程峰先生受苦了。来，我扶先生起来。多谢同志，都是小事，同志不必放在心上。只要能拿下刘飞，怎样我都情愿。到底是我没有提前与先生通个气，不妨事。 我只是不曾想到，雷长明背后还有这么个人。此人铁石心肠，善于伪装，又很谨慎。今日让他逃掉了，日后必定还会再有麻烦。无妨，我已让人埋伏在磁州南边的官道上。往东，我也在雷长明留下的旧营地里安排了人驻守。他即便此刻逃了，也已深陷禁军的包围。我见他最后撤退时。 狼狈非常，这多半也要归功于侯爷安排的援兵吧。侯爷英明， <laughs> 怎么，哪里不对吗？大人别忙着谢，禁军的援兵还在十几里以外的官道上。呃，什么？那这位小兄弟方才怎么又会喊南边有援兵的？还在路上时，公子让我情急之下就喊出这句话。 说这是必胜法宝，嘿，果然，我喊完了，那人就跑了。哎呀，好小子，喊的那样真，连我都信了。摔得疼，喊得真，好一出空城计呀！通知大人，好计谋。承风真心拜服，承风先生过谦了。啊，哎呦，瞧我瞧我，光顾着高兴了。侯爷，通知大人一路受累。 快进城歇歇，稍后咱们再详谈。乘风先生，您与那匪徒周旋一路，可有何发现？回通知大人，那个人自称叫雷惊蛰。 这一路上我发现，就是他在背后操纵雷长明。可是他看着，却比雷长明小一个辈分。我猜来猜去，也未猜出他是谁。雷惊蛰虽让雷长明做大当家，但他却能自如地调动这些匪兵。如此，他必然会伪装成雷长明身侧心腹一类的角色。不仅如此，雷长明此人刚愎自用，但却十分信服这个雷惊蛰。 我料想他们是血亲的可能性很大，程风先生，雷长明有什么亲戚吗？血亲，我想起来了。先前与侯爷和通志大人说过，雷长明的胞妹曾为端州守备军总指挥使朱杰诞下一个庶子，此子还是朱杰的第一个儿子。可惜没多久，朱杰的正房就生了嫡子，他们娘儿俩就被厌弃了。 再后来，鞭杀入境，据说朱氏满门尽屠。若雷惊蛰真是那个庶子，那他能设下这样的局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哎呀，说起来，当时在朱杰嫡子的满月酒上，我还见过童贞的母亲，白茶娘子嘛。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。 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十二集。 家夜，诸位莫要拘礼了。谢王爷。周姬哥哥，你这个香囊真好看。那是，这是年前我爹送给我的。定是周记哥哥功课好，王爷高兴送给哥哥的。周记哥哥真厉害啊，先生就总夸世子聪明呢。我娘就说让我多跟哥哥学着点。三嫂，你看那边，那不是王爷那个外室生的庶子吗？是他吧？ 外事，就是那个端州的武季白茶，我看看，哟，还真是他呀！我听说他娘死了之后，王爷把他扔到旧宅去了。哎，这孩子也是可怜，王爷把他扔去旧宅，不给他请先生不说，连三餐都要被伺候的下人旁剥。哎呀，怪不得呢，瞧这孩子瘦的。哼，谁让你来的？ 王府家宴，是你想来就能来的？我我什么我？还不快滚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扔回旧宅去，不许他再进王府。是世子，快走，快点。世子，把地告退了。呸！晦气。 兰州，怎么在这儿？巡防事我安排完了。嗯，城墙上风大，怕你着凉，将我大氅披上。手怎么这么凉？不是的。今日得空，你该多休息会儿。过了今夜，咱们还有的忙。在院里睡了半个时辰了，心里还有事，再睡也睡不着。 倒不如出来看看，在这里能看见什么？能看见来日，磁州的来日，也是我们的来日。到那时，磁州就是衔接李北商道的枢纽。磁州西南开辟直通河州的马道，所有商货从河州泊口下马上船，半月就能到达永义港。 之后，再用西家的船队与海外互通贸易。如此一来，西家被腾空的银仓很快就能填满。我不心疼那些钱，我们还会有更多。我此刻在想，磁州在端敦两州与河州之间，若想要日后粮货通达，这两州便只能与磁州和睦相处。 我们将墩墩两州收复回来以后，这三州的守备军重建就都迫在眉睫。坐镇的人得慎重挑选。到那时，若有人胆敢乱搞，我就在黎北，在靠近东北两马道的东南方新建一个铁骑营。你吹声口哨，我便带人杀过去。策 <laughs> 安，此州对于你我而言太重要了，这座城不能让给任何人。 如今的磁州州府周贵是个好官，但他不适合坐这个位置。我知你所想。从雷惊蛰的事发生后，我便在思索。眼下我们手中急缺可以理事的人。若说磁州是你我二人版图的起始点，那么随着版图扩张，我们也将越吃力。此事我也想过。周贵更适合做六州都梁官，他有爱民之心。 但他没有果决的铁腕，群狼环伺间，仅凭一腔热忱救不了人。若是孔领能在他身边一直辅佐，那么来日还能有一番作为。对了，那个雷惊蛰，你看着如何？离开雷长明的营地时，我觉得他倒是个角色。但见他在阵前的举止，我料定此人必败，不足为虑。 你我果然心有灵犀。他为博得刺州先机，将自己的亲舅舅雷长明抛在营地里，当作引咱们上钩的诱饵在前；而后他率兵逃跑时，我曾向他射出一箭，他将亲信拉至身前以避箭矢，更遑论在阵前他还屡次更改调令。这些足可以看出此人精明有余，仁义稀缺。做土匪，靠凶残足矣；可为将者，靠的是行事磊落，将无还令。 他根本不是做将军的料子，所以比起此人，我更担心戚竹音。如今李北一反，启东便是去都最后的倚仗。我猜这场联姻，婚期最迟不会拖过八月，那么戚竹音不日之内定会封爵，到那时，启东便会出兵讨伐你了。在此之前，不论如何，我们都得把磁州。 变成固若金汤的堡垒。我们还有时间，但陆广白今年的日子不好过。每逢深秋，边杀骑兵都要对陆广白穷追猛打，就是为了掠夺边军的粮。挨着今年的军粮又被削减一半，他最不好过，也最不好守。再遇上我离开曲都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若不是边郡就在苍郡眼皮子底下， 又被锁天关和天飞雀包围，兴许我们还能想办法让西丹从绝西买一批粮，通过河州送达边郡，给陆将军应急。但七柱因在启东的防御密不透风，要想悄无声息的送粮，根本不可能。眼下还是追击雷惊蛰最要紧。待我们守住中国，想帮边郡就更加容易了。戚大帅不好打，启东本就是其步兵结合。 戚竹英又擅长猛攻，对阵时总是先疾风骤雨，给人当头棒喝，让人生出畏惧之心。接下来再过招，对方便会不由自主的生出惧怕。其实，我想跟他打一场。怎么这样瞧着我？我是说，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他打一场，倒也不是此刻便要开战。你这么看着我。 中，二公子学给我的新扇子呢？蹲下做什么？ <laughs> 让我背你走一段，就将扇子给你。嗯。 <coughs> 兰州，嗯。 我打算明早去雷惊蛰的旧营地，从东边截住他。最迟三日，我定然回来。我等你回来。 <laughs> 闻什么呢？我这一身的臭汗，还闻？二郎，你跑快点，跑起来。太累了，跑不动。 这就累了。那二公子既然不行，不如就换我来背你。你下来，二公子今夜就看你怎么把我背回去。怎么还较真了呢？何必争这个气？你行的，快跑起来。二郎什么不行？什么都行。那我们兰州想去哪儿？去。 金国，这里是周大人的府邸，留两个人在这儿，你们几个跟我去前边。是，我们从后门进府。听你的。什么人？ 就快到小院了，再跑快点，下。哪有比浪淘血精呢？咱们到了，当心点。 兰州太瘦了，比起在驱毒时更瘦。自己会连驱后的那场病好了以后，就再没胃起来。无论是疫病还是风寒，频频出现，定与先前服的那药分不开干系。回到黎北，定要请一灯大师诊断。 沈巍，白茶，哼，任何人都无所谓。兰州，你是我的，只是我的。 侯爷，周大人，程峰先生，留步吧。侯爷率兵前去截击雷惊者，万事当心呐。大人客气，我此行不论成败，三日内都会回到城中。此处我也安排了禁军驻守，一旦觉察到雷惊者的踪迹，便会通报给我。此外，我与兰州多次巡视磁州城墙，具体的城墙加固安排。 晚些有兰州为二位相解。啊，侯爷放心，磁州的人手皆听同知安排。至于重建磁州守备军的事情，那该是兰州要与两位参酌的军务，我一概不会过问。禁军仅仅是代行巡防权，所以若是有事，也请两位与兰州商讨，我决定不了。呃，侯爷。 周大人肯冒杀头之罪让禁军过境，这份情谊我自然是要还的。再者，禁军这几日的粮草供应也由慈州百姓承担，饭我们吃了，仗就肯定要打。所以，请两位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了要剿匪，就不会背信弃义。啊，那我们就在此恭候侯爷凯旋。还有件事。 侯爷，请讲。我此生没有纳妾的打算，如今暂住在周大人府上，今后不必再往我院里送人，男女我都不要。况且眼下事务繁琐，我也没有余力在此事上与两位周旋，便借着今日与两位说明吧。啊啊，是是。兰州久住中博，难免有人要提些陈年旧事，但他沈泽川。 是那去都里头东宫太傅齐慧莲的学生，端州济钢的关门弟子，锦衣卫前任同知兼北镇抚，还是我萧参日后府上的当家人，跟别的名字一概没关系。两位，告辞。上。哎，程峰侯爷这是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人。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，人家这是说不稀罕磁州的兵马，但是别再提沈巍，也别再提白茶，尤其是在同知大人面前。哦。二。 四六，六个果子，给主子一个，公子一个，杨哥留一个，金哥留一个，也给乔， <clears throat> 乔那个谁留一个吧。哎，那我没有了，我是不是数错了？哎，公子醒了。 什么时辰了？回公子话，酉时了。公子都睡了一天了。主子卯时就出城了，是周大人和程峰先生一起去送的。丁糖，决心还是没有来信吗？没有呢。嗯，哼，好吃。没人与你抢，吃慢点也不妨。公公子。 咱们要去找周大人吗？大人才与程峰先生在前厅用过晚饭，这会儿正商讨事情呢。嗯，先先用点饭吧。主子特意交代，一定要你按时用饭。先去一室。哦，是。大人，统制大人来了。 同知大人来了，周大人，程峰先生，侯爷说同知今日身体不适，我们原本想着明日再与同知商议军务也不迟，不曾想同知还是来了。是我来晚了，同知大人不必客气，快请上座。同知先喝盏茶吧，多谢。 眼下虽说是六月，但夜里也凉，同志可要留心身体啊！ <laughs> 多谢先生关心。方才周大人说明日就能商议军务，二位是今日就已经拟出章程了吗？自从同志与我们定下盟约，我就召集府上的幕僚，连同磁州各界官员，简单的拟了个册子，还都是些设想，具体还是要等同志点头。程芳，快拿给同志过目。 是，请通知过目。有劳，通知先看看，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，我们今夜都能拿出来慢慢谈。嗯，我看看。 快入夜了。 章程，同志看的如何了？我粗略翻看，大人把磁州这几年物价浮动都记录在内，以此来估算明年的大致开支，不成问题。我看这里头还有日后要为守备军拨出的军饷比重，大人夙夜不懈，思虑周全。啊，同志过誉了。既然如此。 那我们就开始商讨一下城墙防御吧。不忙，我有些问题。啊，请讲。这章程中估算了磁州明年的开支，除了重建的守备军，还要给禁军补偿一万六千担粮食。但按照账目核算，粮库中还有万担粮食，没有标明去处。不错，我今日既然把磁州的账目给同知看。 便也没想着瞒着同志与侯爷。因这军粮案，磁州今年要承担军粮供给，给禁军的粮食，真的已是我们省吃俭用挪出来的。再者，大周如今是多事之秋，我们是把粮余下许多，可若战事起，那不仅是我磁州百姓的保命粮，那更是在为李北铁骑做准备。同志，我无妨，大人直说便是。 当年中国兵败，若不是世子率铁骑南下，磁州也得遭他在边杀人马蹄下。今日我与同知说的皆是肺腑之言。若磁州今年丰收，那到明年给禁军的粮还能再加。但是我们确实无法像供给李北铁骑一样供给禁军。无论何时，磁州都会先给李北铁骑拨粮，再拨给禁军。铁骑镇守大州。 他们确确实实比禁军更重要。呃，同志，嗯，啊，大人说的这些，我都明白。你放心，我与策安暂借的粮食，明年会如数奉还。哎，不不不，不是，同志，我们不是。大人，请坐。 我要与大人谈的，不是拨给禁军的粮食太少，而是太多了。磁州肯把如此多的粮食拨给禁军用，足见的诚意。但如我先前所说，禁军只有此刻会用磁州的粮食，禁军往后的军粮有供给渠道，不需要借助磁州粮仓。啊！哦，这些事程峰比我更了解。程峰，你与同志说。 我想问一问，同志，为何如此笃定禁军往后不缺粮食？先前又为何说东北粮马道可以照常使用？烦请同志与我们说一说，否则这粮还是要请禁军收下。此事不急，倒是我要先问两位：磁州往后还是打算靠地吃饭吗？磁州的南北方被李北和茶州包围，东边有敦敦两州遮挡。 往西还有丹城牵制，受位置所限，根本不能外通贸易。若不依靠农耕，百姓哪能存活？我倒觉得恰恰相反。磁州原先的确位置不佳，所以你们不能也不敢随意变动。但那是基于磁州还附属于去都的时候。现如今，你们与李北交情不浅，而丹城已然失势，敦州又被流匪占据。 这样一来，磁州的三面围墙已经坍塌，剩下的茶州不是阻碍，而是机会。同志，此话怎讲？茶州处于可以到达河州的水路沿线，磁州恰恰可以借此河道卖粮。哎，不成，那不是与那些同觉西官商勾结倒卖官粮的黑心贼一样了吗？大人稍安勿躁，觉西和河州之所以会有人高价倒卖官粮。 就是因为中国各地缺粮，其中以茶州最甚，买不起粮，吃不饱肚子，茶州百姓民不聊生，于是良民为了活命，发现唯有做盗匪才有生路，茶州的匪患才会愈发严重。所以，若是磁州肯用稍高于去都的价格把粮食卖给茶州，反倒是在帮他们；可我们若把粮食卖给茶州，磁州的粮食必定会短缺。 我们手里没有粮，只捏着银子，那不就与如今的茶州无异了吗？到时候，觉西和河州的黑心粮商只会变本加厉地从咱们这儿要钱。我还在锦衣卫时，背过一些怀州的物价，对他们也略有了解。怀州这些年想通过敌城，跟觉西海港做生意，正好缺钱，所以磁州可以先把粮食卖给茶州，再用低一些的价格从怀州买粮食。 如此一来，买卖的差价可以用来贴补磁州用度，粮仓也能保持充裕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可，怀州若是不肯，这法子可行。早该如此了。磁州如果还不知变通，那不就还要处在以前的牢笼里面吗？可行，可行啊！多谢同知指点，程峰先生不必客气。 如此一来，后几年的粮食若是多了，也不怕在仓里堆放生霉了。这法子真是妙哉！哦，通知大人，我给你续茶。多谢。爹， <laughs> 公公子，丁堂，何事如此匆忙？公子，公子来了。谁来了？小兄弟，你慢慢说。哥哥们，公子。 <laughs> 哥哥们都回来了，你是说乔天涯也回来了，还有那吉？哎，同志，你手中还捏着茶盏呢，当心烫到！ <laughs> 傻小子，烫着了吧？饺子值几个钱啊？瞧把你稀罕的！ <laughs> 川儿，师傅要打拳，不喜欢用刀。 这刀源是我爹的爱刀，若是不给你，便也就浪费了。师傅，他出生时是沈卫的儿子，可他后来便是我纪刚的儿子。太傅，你要杀我的儿子吗？小心脚下。主子来了。师傅，川儿，你你。 没事便好，没事便好。师傅，我没事的。孩子，你怎么瘦成了这个样子啊？师傅也受了气的。哎，我老了，经不住折腾了。现在看见你，师傅就什么都好了。师傅，咱们有什么话，不妨进府里，坐下慢慢谈。啊。 继续说。主子，进了磁州，恰巧就碰上了陈阳和古今，我们就一道来了。虽说多了几个月的路程，但幸不辱命，把师傅带回来了，赏顿饭，赏口酒，成不成？跑了这么多日，总算能吃顿安身饭了。这磁州的小院不错呀。 别说小哥，只要没追兵啊，让睡野地里我也愿意啊。嘿，金哥，你看我的小麻雀，它又胖了。桃子，哥哥不能跑瘦了，你倒把它喂得油光发亮，准备给我们下酒是不是？啊，弟弟长大了，懂事。我不给，你把筷子收起来。干什么呢？你皮痒，非得欺负他一个小孩子。陈阳。 给我递个馒头，给。这一路上也没克扣你的粮，你怎么饿成这样？哎，我听闻，古今兄弟也是侠骨柔肠啊，把粮食都分给路上的乞儿不说，还掏了好些铜钱给他们买包子吃。救急不救穷，古今，你这见人落泪就心软的毛病得改了。现在哪儿都缺粮食，不是不让你行善，但也得有个分寸。金哥。 你把钱都花了，上回不是还说要交给我吗？我给你攒着娶媳妇呢。我早就说放我这里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你看啊，大前年过年你吃酒借我三文钱的事情还写着呢。哎，当然我也不在乎这点钱，我不在乎。真的哥，我就是。哎，你怎么又给耳朵塞棉花了？你说什么？家里的酒，那给我弄一坛。 <laughs> 喝酒可以，只能喝三杯。 你若又喝得烂醉，待会儿怎么跟我主子汇报差事？是忘了上回侯爷的罚吗？这个时候，我劝您谨慎行事。失禅了，我已经连月没有喝酒了。不知几位大人饭用的如何了？同知大人已经在正堂等候各位了。我们此刻便去。桃子，你先把师傅送回房中歇息。嗯，好。 主子，主子，公子，公子，都坐吧。陈阳，去怀州筹办军粮的事情顺利吗？回公子，不顺。正如我临行前公子所料，怀州州府百般搪塞，迟迟不肯筹办。幸得落霞关守卫江大人出面担保，怀州才肯放粮。好在这粮由两马道直送离北，才没有耽误军情。嗯，那便好。 我在李北见着世子爷了，他伤得很重。听闻主子在曲都陷入城围，本想率兵去接，可被王爷驳回了。嗯，顾今，你当时来磁州调粮，周贵没有淮州州府那么难缠，怎么如今也愁眉不展？嗯，哦，我在磁州确实没有遇着刁难，粮草早就随军送去了前线，王爷与左帅都平安。 我听说主子出了去都，便一直在等他归家。后来和陈阳在军中碰头，才知道主子停在了此州，便赶了过来。宋月，你呢？我受主子命令去寻师傅，发现薛修哲把师傅藏在了东龙牙行。本想带着师傅尽快与主子会合，但当时城门已被韩城派人围堵，恰巧遇到费尚也带着人在躲世家搜查，我们便一起藏在侯爷的梅宅。正是如此。 于是我们一行人跟八大营绕了十几天，这才逃出了曲都。我们半月前到茶桌时，听说韩城已经把皇嗣送入了宫中，但其中详情还得等葛青青的信来。好，你和飞生也累了，先去歇息吧。陈阳、古今，你们留下。是，主子。 你们两个在离北遇到了什么事情？我在世子跟前没遇着什么事情。是古今，惠公子，我将粮送到战事最吃紧的地方，军粮审查结束后，我暂时做了原来斥候游队先锋，每日跟汉蛇部的骑兵打交道。记不清是哪一日，我从东山脉带着小队回城，在途中遇到了伏击。 汉蛇部那边，可有异动？回前锋的话，今日没有异动。他们如此安生，倒是有些不寻常。哎，不寻常什么呀？咱们每日就是在这盯梢，何时才能在王爷和世子麾下痛痛快快地打一场？我们做的就是魏王斥候，这侦查的活，哪有谁比谁更痛快一说？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先回营吧。是。兄弟们，快点收拾行装。 终于可以回营了！别说了，都都快点，快！别让东西啊！走，不好，有伏击，有伏击！现在都是箭弩，快上！前锋，你可曾受伤？我中了一箭，你背上这伤口。 不像是中箭，倒像是……正是。那箭上带毒，这是被箭毒石烂留下的伤。接着说，所幸我带着兄弟们都撤了出去。我本以为那是汉蛇部的埋伏，便带着人绕开了他们经常出没的草场。谁知当夜就在托达隆起，再次遭遇了伏击。但那夜我的行军路线都是直接下达，没有和任何人商讨。 却两次遭遇伏击，所以我开始怀疑，队伍里有汉蛇部的眼线。而且，你接着说，是。第二次逃脱的路上，我就发起了烧，这才发现那箭上淬了蛇毒。这毒从前丁桃在钢枝上涂过，是红叶西山脉的东西。而且更奇怪的是，图达龙骑本是离北铁骑常驻营的巡地，可那日却没有人巡防。 当时我看重重迹象都透露着不寻常，担心边沙眼线会钻空子进入常驻营，于是硬撑着伤往回赶。可谁知，谁知我九死一生回到营地，却被谢刀扣押。如今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私通汉蛇部，致使昨夜在图打龙旗，整个先锋队全军覆没，你认是不认？我不认。 证据确凿，由不得你不认，跪下！我，我劝你此刻老实交代，说不定还能从轻发落。没做过的事我认不了，我倒要问一问郭将军，常驻营为什么前后两次忽略我的求援军报？什么军报？常驻营就没有收到什么军报。古今，你休要狡辩！来人，在！世子重伤未愈。 本将军有带行之权，把古今给我押下去，按军规处斩。押下去是，看谁敢！若非陈阳当日正好赶到，此刻我已经见不到公子了。若我未记错，这个郭伟礼正是萧继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。 <sighs> 古今，你先去歇息吧。 我有话对陈阳说。是，公子，你这一晚上都心神不宁，有什么话便说吧。回公子，我我不知该如何跟主子禀报此次回离北发生的事。有时候顾虑太多反倒不妙，索性将你所想尽数说与策安，他自有想法。 常言当局者迷，其实未必。策安他身处其中，远比旁人更了解李北。这些事，他兴许远比你想的更早。公子说的是。陈阳，当初策安从千万人里挑了你们，你们何尝不是从千万人里挑了他？李北众人只认识六年前的小池夜，可你看到的。 却是这六年里被磨砺出锋的小赤眼。你终会与他回到离北，往后疾风骤雨、惊涛骇浪，样样都会遇到。你若每一次都像今夜这样执着，那么迟早有一天，会跟不上他的脚步。陈阳拜见二公子，我知道你，你是朝辉的本家兄弟，朝辉跟着我大哥，以后你就跟着我了。是。 这就是那位二公子的副将，正是，听说还是朝晖将军的本家呢。他怎么混的这么狼狈呀？嗨，所以说得跟对主子呗。回来了，是。这些年你跟着二公子，可还好？父亲放心，孩儿一切都好。当年你样样不比朝辉差，可眼见这些年朝辉跟着世子。 军职越来越高，很快也该分府受封了。而你，爹，我跟着二公子很好。你还是不懂，李北既已有世子，那么无论他的伤可否痊愈，铁骑军中都不会再有你们的容身之地呀。陈阳，我要你记住，萧池野与萧继明都是李北的狼。 陈阳和朝晖，已皆是日光，所以你还在害怕什么？你若是小看了萧迟野，就是小看了你自己。不就是留在去都吗？这有什么的？不过是在这儿玩上几年，二公子总有一天会回离北去。是啊，公子说的是，我最初选择的。 就是这样，敢单枪匹马深陷曲都的主子。如果我畏惧了，便永远无法与主子并肩作战。古今与丁桃，势必也会被影响。那我们便永远无法与世子的敬畏相提并论。这些对于主子而言，更是重创。 吁吁！主子，咱们已经追了雷惊蛰一路，我怎么觉得他是在遛咱们呢？再往北就要到李北的边线了，他绝不敢往那头去，只可能分而逃窜。咱们再这样追下去太吃力了，不如安排下去分散追击。雷惊蛰确实在遛人，但我们若就此分散，反而正中他下怀。他不肯跟我正面打。 就是因为吃不住禁军的冲力，担心自己的人被打散了心，所以千方百计的想要引诱我们，也分散成好逐一攻破。他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没有足够的骑兵，才这么张狂。这狗子也太狡猾了。不忙。五兵之中，为火最烈。 一把火烧的雷惊蛰无处可藏。可是主子，此地多树木，若是烧起来，火势只怕会蔓延到离北草场啊！哼，我不是让你烧这里。传令下去，在沿途大小村镇张贴告示，但凡窝藏匪盗者，一律马前斩首；但若通报禁军，就依照人头数赏铜钱，有多少我赏多少。再告诉他们，磁州马上要征兵，过去了别的没有。 一日三餐管够，应征以得过禁军赏钱者优先。雷惊蛰既然不愿意被我们找出来，那我就让他自己撞出来。这主意好是好，可有话就说。可咱们不是没钱吗？回去如数报给兰州。二公子几把铜钱都掏不起了吗？ 跑了，接着跑啊！你赢了，我甘拜下风。你看，我的刀已经交出来了，我拿出了诚意，不如我们谈谈。你说，不如放我一马。你们瞧这宅子，我主子掏钱的时候眼睛都没眨，真是财大气粗啊！哇，这修葺下来也不便宜吧？和我们李北的宅子很像啊。兰州，等多久？ 没多久，就一会儿。骗我，手这样凉，等很久了吧？我爱的，我们回去吧。我遇兰州并非偶然，他是我临近绝地最后的一道防线，也是我失而复得的纵情与自由。主子，无事。我已然完整，残缺的那部分也有盔甲包裹，所以当我走出去都的那一刻，我便不会再停下。了。陈阳。 誓死追随主子。